课文四，再看房子。这两个地方的房子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您看，学校外边的房子比学校里边的大一些。大小没关系，主要是环境。哪个更安静？学校里边的没有学校外边的那么安静。哪个方便一些呢？ 学校里边比学校外边方便，附近有三四个车站。生词：地方、中介、主要、环境、附近。